锵锵三人行，嗯，最近他们都在聊啊，说有一个中国最年轻的博士，嗯，说在北京呢，然后说呀，呃，要父母亲给他，呃，就是全款，嗯，给他把房子买了，买了啊，所以大家都在聊这个什么房子的问题。后来我这一查，我说这谁呀哈？哎呦，我才发现这个人这个孩子啊，在北航。 张新阳啊，他是当年全国，就到现在为止也是全国年龄最小的大学生，年龄最小的硕士生，是年龄最小的博士生，十六岁，神童号称神童嘛，十六岁。其实他爸爸妈妈也挺穷的，好像就普通公公务员，也不叫挺穷，就一般收入吧，一般收入，反正就是全为了孩子啊，就是培养他，培养他。等这孩子呢，还挺干嘛？我看那个他们找的一些访问呢。 就比如说，这孩子还挺在课堂上就问老师：“老师，我牛不牛？我我牛不牛？”这 <laughs> 他能这么问，而且而且这孩子，你看，你没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啊，他十六岁跟这些博士们在一块儿了，这些博士们可都得四二十三十四四十了吧？你看年龄差的不一样了，所以呢，他这么小的年龄，他跟他们在一起啊。 他觉得生活需要什么？哎，这个文道看了，你你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触？那我我觉得这个小孩啊，就是是一方面是很典型的那种天才少年。嗯，为什么说典型呢？因为我见过一些这种天才少年，就是年纪非常小在读大学，年纪非常小在做学问读博士。好像进会前几年 <clears throat> 就有个数学系的嘛，他们都有个什么特点？就是说他们的某些方面的智力上的发展特别快。 但是问题是，他的社会经验啊、情商啊、跟人相处啊这些东西其实跟不上。那所以会出现什么问题？就第一，就他们有时候说话会特别直接，比如说问老师我牛不牛。 或者说十几岁这么公开的叫爸爸给他买房子，这话就如果你稍微大一点你就知道这么说出来很难听的，但他没有这个计较。对你说这个，我还我我还想起来，就好比有时候老师在课堂上，他好像数学很牛。老师在课堂上比如讲了一个什么欧拉公式，他听着他一个人站起来，夸夸夸的就鼓掌。或者说你为什么鼓掌啊？他说，哎我觉得跟我以前学的很多公式啊融会贯通了。你说这看上去是跟一般人不太一样， <laughs> 是吗？哎。 但是呢，但你你说他呃，情商什么的，他你他现在有点超现实啊。他他可以说博士有什么用啊？我得有房子，我找女朋友，你知道吗？但那但是他提出的是我父母亲，你你给我在北京买套房子。嗯啊，这不超现实啊，这怎么会超现实？就我就我的意思很现实啊，很现实啊，超级现实，对，超级现实啊。嗯，他不是个孩子，但这一方面我觉得也很正确啊，因为今天孩子不都是想这些事儿吗？ 你今天碰过哪个大学的小孩不是跟你谈这些事儿？都一样吧。对。而且我觉得不愧是神童，他太了解。就在中国，博士不值钱嘛？博士算什么？ <laughs> 你一个博士，你没房没车的，你跑去找女朋友有用吗？没用啊！你还是得要有车有房才管用吧。不过说到这一点，我觉得最有趣就是我过去在很多地方跟一些年轻朋友都在聊，我说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今天中国年轻人都想那么紧张的要有车有房。 那他们每一个人都跟我说，那是因为他们呃，如果没车没房，找不到老婆，或者将来生活没保障。然后当我说我没车没房，我觉得我活得很好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那是因为你在香港，你你隔岸观火，你不了解我们这里的情况。但是再说下去，我就最不明白的一点是什么？比如说，我们都目睹了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中国的变化，嗯，这个变化是怎么变？ 它大概三四年、五四五年就会有一次很急剧的变动，对不对？你回想五年前，我们想不想得到今天中国会成为世界上这么举足轻重的角色？想不到。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今天每一个人都觉得我必须有车，必须有房，这个必须啊，是来自于你过去三四年的经验总结跟归纳。你过去这几年的经验是过去几年的现象，十年前。 都还没有这些事儿，那你又怎么知道未来五年它会变成怎么样？你也许五年之后，中国的这个油价高到一个不生负荷、你有车都没用的地步；，也许五年之后，房产泡沫就爆掉了。你哪知道？所以我不明白是为什么我们能够从那么有限的短时间归纳出一个人生必须要做的一个一个一个规律？为什么呢？文文道是从重的方面来讲。 我们不妨又把它铺开，从横的方面来讲。你要是对于呃日本的、香港的、美国的或者欧洲的二十多岁的青年人来说，没有人把有车有房作为自己必定的生活要求。对，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不要去讲它。他们没有觉得我必须要有。绝大部分这个年龄的人在欧洲都是租房的。嗯，在美国也是。 在香港，其实也是，也许香港还有房子有点压力，很多人想买房、想上车、买车，根本就想也不用想。就是说，你有固然好，但是这个不是一个必定的。他们什么东西是他必定要有的呢？就是 jobs， <laughs> 工作，哎就是工作是他必定要有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没有，我没有 college life，就我没有进大学，我没有一个工作，我在失业，这个是我要向社会抗议的。我没有房子，没有。 你向社会抗议是没有人同情你，所以你看，呃，我们现在的这个要求，这个这个天才少年提前发出来的全社会最有共鸣这个要求，无论在横在纵，其实都是站不住脚的。对，站不住脚吗？当然站不住。但是我有时候觉得，这是社会所无法负荷的。这是目前最近几年中国的社会主流媒体，包括家长，包括社社会的呃管理者，给老百姓的一种虚幻的。 一种就其实是不应该有的这么一种社会气氛。对啊，那你你我讲很俗气的这个这方面哈。呃，那比如说一个二十几岁的很漂亮的美眉，对吧？嗯， 她嫁给一个中年人，中年人马上就能给她提供房子，嗯、对吗？那她何必要选择她的同学呢？又幼稚，又什么都没有。嗯，那么但是她的同学有青春，她将到她到中年的时候，也许房子比那个中年大的。他不等啊，他要现在就。那那个人有个人的选择，人各有。那你还可以找到八十岁的，那你现在还有更大的名呢。 这个，那那你女的你也做出牺牲啊，因为她不会跟你一起去打网球啊，她没有那么多的力气陪你爬山呢。她有心脏病， <laughs> 对不对？就那你你这个世界上这个男的也一样啊，那你也可以找四十多岁的女的，你下次马上就有房子了。你那天才少年也可以找中年女的。 这种是你人生自己的选择。天才少年说了，天才少年说了，他爱看一个电视剧叫《裸裸》，不是不是有个电视剧叫《裸婚时代》吗？嗯，他这个天才少年啊，先看这个，他喜欢看《非诚勿扰》。他说那个里边能够了解很多价值观啊。嗯，然后呢，他又喜欢看这个《蜗居》。他说他看了这个《蜗居》以后啊，张新阳啊，更是觉得要成功，成功要有物质保障，要有房子。 可是记者说，现在大家不都看《裸婚时代》吗？另一部电视剧，现在不都提倡裸婚了吗？《天才少年》沉默了几秒，轻声的说了一句：“最后不还是 divorce d 吗？就最后不还是离婚了吗？” <laughs> 说这个电视剧，哎，就是，这原来这种大众剧啊，这种电视里的这种通俗的东西啊，真的产生社会影响哦。我觉得是这个年轻人他其实比较单纯。 他真的是，或者说，不是那么多人，对，不是那么多人会看电视剧，就直接受他影响。这通常是做宣传部的人，他们脑子里面会不会是他这些同学，二三四十岁的这些个博士们，人家都解决了这些个问题，或者相比之下，他觉得自己的零花钱太。我觉得这是一个整个世代的人的集体的共识。 嗯，就我我反而好奇，就因为刚才比如说我从重的方面讲，只能从横的方面讲，都指出今天中国这这一代人觉得要有车有房这个观念是很奇怪的观念。你回想文涛你自己，你二十来岁的时候有想这些事儿吗？没有，没有，对不对？我上大学你你你在想做什么事情？什么事情能够做到我好？ 对不对？对对，做一个我喜欢的事情。那个时候的刚大学毕业，住单位里分的单身宿舍，还是跟大学一样嘛？对，几个人住一个房间。你看中国变化多快，对不对？你从这个过去十几年你自己走过的轨迹，你就看到中国变得太快，快到一个程度，就是你很难把几年的经验上升为一个几十年可以不变的规律。那么在这个情况下，这些年轻人还要这么做，这就我们要问的就是，为什么这一代人会有这么一种集体的压力？ 集体的共识，嗯，这里面潜藏一个东西啊，就我觉得中国特别容易给年轻人某种集体化的倾向，嗯，整个中国人就是集体的要做什么，集体的怎么样？你比如说我我我另外一个常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我去每个大学演讲或者去教书座谈，每回几乎每一回都有年轻人说：“梁老师，你能不能引导我们一下？我们年轻人正确的什么什么什么方向，正确的阅读方法。” 我很少在别的地方遭遇有十来岁的年轻人会叫大人去告诉他正确的什么东西，要引导他什么东西。怎么我们都那么想被人引导？哎，这真是！而且我觉得啊，这个什么叫科学发展观呢？科学发展观呢，就是懂得把一件事儿和另一件事儿分开。这是你知道，缺乏科学。我觉得你说这个，我们很多时候有一种思路，这个思路啊，甚至表现在文化管理上。 当年这个王蒙老爷子也是说，他就说啊，咱们国家也是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包括很多官员有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呢，我把它叫做什么呢？叫做个案推广式。嗯，就比如说啊，如果他可以，如果他能穿喇叭裤，那全国人民都穿喇叭裤怎么办？啊，如果他不吃早餐，那么大家都不吃早餐怎么办？实际上呢？ 永远也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可是你看，我们很多的这个管理者，他是这个思路，叫防微杜渐呢，或者说扼杀在摇篮之中啊，或者说他只要有一个人这么干了，甚至你比如说这几天说的这个事儿，我都觉得啊，说咱们道德败坏、滑坡有没有这个东西呢？可能有啊，但是有没有这么严重呢？你比如说啊，这次老太太服了，老太太冤枉你了，老太太说你你你干嘛了？你看。 我们整个舆论的环境就是这个社会不能救人了。其实后来我问一个美国人，美国人说：“哎呀，我要碰见这种情况，那就是我撞彩了。我那那我该救还是救嘛？这个玩意是稳稳当当的，不会动摇的，对吗？你碰见这种事情，就跟中彩了一样嘛。你看我们就会觉得，哎呦，这事儿发生了，南京彭宇案，我们的中华民族道德完蛋了，以后见老人谁都不要扶啊。他往这儿聊了，你知道吗？咱们去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全款买房子这种啊，这个表面上形式很像美国梦，这个中国梦，我们姑且称之为，他说今天的中青年人的中国梦，很像美国人就是有车有房。嗯。但美国梦的一个条件是你是什么都没有，个人奋斗，有车有房成功了，而中国人现在是希望你爸妈给你全部提供。嗯。区别在在这个地方。嗯。呃，但是这不能怪现在的青年人。嗯。 社会现实告诉他们，他们看到了他们父母这一辈，也在靠着他们的父母的社会资源拼爹嘛？对，你就是说，你你爸李刚，李刚的爸又是什么？他看得清清楚楚，而且他周围看他的同学，谁靠爸，谁的关系就强。 这个东西我觉得不能单靠我们讲青年人的道德修养心，不能单从心态上去讲，还要从生态上去讲。那你觉得好，生态，哎，还是从那个社那个社会生态逼着他，使得觉得他，比方同学一搬出来，五年以后毕业了。 当然是有能力的差别，但是更大的差别是因为你原来的这些背景的差别一下子拉得巨大，那么他产生了一种想法：，你看我我 job 有什么用啊？我 degree 有什么用啊？我博士有什么用啊？对，没错。我最终还是有很多人现在开始很争气，包括我我认识哈，有些干部的子弟开始很争气，他不要父母的这些东西，他到外面去拿学位，拿了名校，可是现在还乖乖的还是回来。 为什么？因为他发现他在外面是一个普通人，他一回来，他的所有的关系都活了很多国际的大公司都来找他，很快他的大公司也不愿意做了，因为他自己做就有很多的社会资源。那你想，你做他的成功旁边，别的读书跟他读的一样好的人，心里会怎么想？那就是小天才的想法了。所以，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年轻人为什么刚才我说他很现实，他也说的对，他也说的对，他他没错。 今天中国社会的确就变成一个重新世袭化贵族时代的社会，嗯，就是开始越来越清楚。就比如说，有些机构，一个电视台或怎么样，你看得很明显嘛。就同样有能力的人，最后被选进去，能够在里面工作的人，一定是父母不晓得是什么人，是是一定是有背景。的，是是是。那你如果所有最重要的领域跟行业，都是一群年轻人是有背景的，年轻人在那工作。 那将来这个国家，你就大约知道。会我就跟你说啊，我个人的深切体会啊，我们真的还是一个特权社会，而且是非常特权的特权社会，而且这个特权的程度到了什么呢？没有人能够离开这张特权之网，就包括我自己，你知道吗？我就为什么体会，就是说，你在中国啊，因为资源是紧张的，人口是众多的，是拥挤的，你就你出门三件事儿，你哪怕是给家人看个病。 你马上你就发现这个特权，你得有一些关系，你的这些关系其实本质上都是特权。有人就好办事儿，不管你是，着你们家有个病啊，有个灾呀，这个孩子上个学呀，任何一点点的小事情，你知道吗？你都没有办法。你像我们就是说，呃，在香港，我就发现，好比我去办个证，对吧？我去办个证，他呢，呃，规划的很好。 你排队啊，每个人也不会超过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很少见。你就把事儿都办了，对吗？可是，在内地，你去办个证，你托个人呐，妈你你都不用去就拿到手了。你不托个人，你去弄，你就办不下来，马拉松一样，你办不下来。所以，所以在内地要做人物。 在外面你就简单做个人，对我我就不否认了。连咱们这个小有点名气的人，对，你确实有方便，人家就是你有你你有这个，你也感觉到为什么你有时候在节目里你讲起来你嘴短呢？你在生活中你避免不了享受别人给你的特权和照顾。所以很多人呢就说将来比如说亚洲两个大国的发展，讲印度，很多人说印度的软肋在哪呢？就是它这个种姓还在。但我觉得这个说法就忽略了，我们中国有种不亚于种姓制度。 没有一种性制度那么刚性的外貌，嗯，但是其实实质可能有过之而不及的一种特权制。但但是但是，我又想讲一点稍微积极的我觉得这位叫什么张张什么张新阳，哎，如果他真是天才的话哈，他就应该能够超越这些，因为我们这个中国这个传统，从汉代后来一直是中央当权了以后，中央呃王权了以后，下面的这些重臣啊，这些这些。 呃，战功的将啊，他们的子女就发展出很大的势力，然后历代就有一个中央要跟他们斗争，要收回这些子女他们在那里掌握的很多权力。这个斗争，可是，一直有一条补充的线索，就科举制度。那些人什么都不是，他们就靠读书进入，而且每次皇权都把权力交给他们。我总觉得哈，像他这样哈，像他们这样好的条件，总觉得我觉得应该超越。 我为什么讲这个话？我这次碰到这个中北京中央教育科学研究院的院长袁振国，他也是我们华东师大的校友。他讲了一个数据，他们做了一个统计，近多少年来中国不是一直有状元吗？每个地方高考都有最好成绩，累计起来一共三千三百个状元。嗯，他们做了一个研究。 一百个最好的科学家，一百个最好的艺术家，一百个最好的政治家，一百个最好的经济家，就是社会成功人士搞了一大批就调查出来的硬数据，三千三百个人里边一个也没有， <laughs> 就是这么多的状元，考试考得很好的，后来真的有成就的，一个也没有。嗯，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当然说明教育制度里边有问题，应试制度有问题，但是也说明。 天才容易夭折啊！嗯，要是你很小就觉得自己在做天才了，家里人都当你天才了，你实际到了社会上你经不住啊。不，那还不一样，因为考试的天才跟我们一般的要求的，他他这个说的基本上也还是考试的天才。对啊，他到目前为止还是考试的。不过考你刚讲，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想介绍一下啊，这个高晓松，呃，我昨天看他对房子的一些言论，当然现在他是住在法院给他提供的房子里，是吧？ <laughs> 但是就说高晓松啊，是个出路，就是他过去一向是看不上年轻人，就是这个买房子，甚至也看不上成年人要买大房子。我现在原来跟我聊天就讽刺这个，然后你看啊，他说的一些话挺有意思，他说呀，一套房子会限制你所有的行为和决定。 我现在就体会到这一点。你在这儿买了房子啊，你这个人挪窝就是个问题。没错。但是呢，生命在于迁移啊，你得跳槽啊，你不一定永远在凤凰， <laughs> 或者不一定永远在一个地方了，对吧？然后呢，他就说，普通人买房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父母出钱资助，这种人基本上前途和发展被父母控股了。他这个词儿“控股”。他第二种人是牺牲了太多的发展机会。 典当梦想啊，来成就一套房子。他们购买的其实是内心深处的安全感。嗯，他说他们家挺神的。他说我妈现在还在全世界旅行呢。嗯，我妹妹骑着宝马摩托，这骑到非洲，摩托坏了，然后就地在非洲的村里住着，当了四个月导游，然后给他哥哥打电话说：“哥哥，我骑宝马摩托到非洲旅游。” 他说：“我妹妹为什么能骑宝马摩托在非洲旅游呢？就他没，买因为他没买房子。他说我也没有大房子，但是但是我已经去了全世界三十多个国家。有时候我在欧洲，我碰见一个乐队，我就给他们弹吉他，在街头，在丹麦，在哪儿，我们就唱，有那么一点收入，我就接着玩。然后呢，什么？后来我又去了洛杉矶，我也没有什么大房子，对吗？租啊，能租就租。他就说美国人那年年年轻人大多数不都在租房子吗？” 那让自己的梦想在全球挥洒，你看，所以对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不想买房最主要理由，就我不想被这个东西限制。可是我仍然想说，中国年轻人那种集体倾向很奇怪，因为今天一方面每个年轻人你跟他们聊喜不喜欢有个性，大家都说要有个性，对，穿衣服要有个性，微博上说话要有个性，要惹人注意，但是在人生最重要的抉择上面，他们放弃了个性。 你同代的这种年轻人，比如说在很多国家，美国年轻、日本小孩、香港小孩，你去问他们，你想做什么？每个人都会说：“我想 make a difference，我要让世界有点不一样，我要跟别人有点不一样。”在中国的年轻人在最重要的问题上，放弃了跟别人不同的想法，而都想跟别人一样。就对，都想别人别人怎么样，我也怎么样。别人都有房子了，别人都有都娶媳妇儿了，别人都结婚了，我也该了。 就是这样。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